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咱们说华沙起义被德国人残酷的镇压了下去，但这个时候呢，希特勒另外几个铁杆盟友啊坐不住了，都在琢磨呢怎么跳下贼船。这里边第一个跳船的就是罗马尼亚。一九四四年八月，巴格拉基昂行动刚刚接近尾声，南边的苏军呢就又准备出击，目标就对准了此时实力虚弱的德国南乌克兰集团军群。 德军的情报工作还是一往一如既往不怎么灵通，直到苏军进攻前几个小时才发现。你说你这个 <tsk> 被英国人骗也就罢了，现在动不动就被苏联人骗啊，这可是真够惨的。所以呢，这场被称为这个雅西基什尼霍夫战役一开始就完全没什么悬念。八月二十号，苏联红军两个方面军开始进攻，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防线瞬间崩溃，三天时间。 苏军前进一百公里，把德军重新整编出来的第六集团军包围。啊，这个番号真是倒霉催的。被包围的德军很快被打散，最终呢，少数残部逃了回去。这还没完，苏联这边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司令托尔布钦大将命令部队急速前进，不给敌人喘息之机。这个时候啊，特别是苏联人对火炮的应用达到了极致。 德国一个步兵师，甚至在苏军炮火准备下就损失了一半部队，没用进攻就直接被击溃。罗马尼亚军队就更不用说了，崩溃的更快。所以这个时候，苏军就已经进入了罗马尼亚境内。之前咱们说过，潜伏在国内的罗马尼亚密谋团体就坐不住了，决定呢开始行动。 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一世这次也站到了密谋者一边。那八月二十三号，国王命令首相安东内斯库去汇报前线形势。希特勒就警告安东内斯库不要去王宫，但是安东内斯库没听，结果一进皇宫就被逮捕，结束了他四年的独裁统治。罗马尼亚国王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国宣告接受同盟国停战条件，同时还向纳粹德国宣战。 安东内斯库本人的下场也好不了。那先是被罗马尼亚共产党移交给了苏军关押。战争结束后的一九四六年五月，布加勒斯特法庭以叛国罪和屠杀人民罪判处他极刑。几天后呢，被枪决。啊，特别有意思的是，到了二零零六年，布加勒斯特法庭又给安东内斯库平反，恢复了名誉。啊，因为他们认为啊，对于一九四一年的罗马尼亚来说，苏联的威胁远大于德国。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条款里就有一条，允许苏联进攻罗马尼亚，所以安东内斯库实际上是从苏联手下拯救了罗马尼亚啊！可惜呢，这个事情没完，又有反转啊！二零零八年，罗马尼亚最高法院又推翻了这次平反啊！安东内斯库还是这个屠杀人民啊！所以可怜的这安东内斯库是吧？刚刚这个荣耀了没两年，又被重新钉回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罗马尼亚一倒戈，那新组建的政府立刻跟苏联人一起开始跟德国人战斗。本来罗马尼亚仇最大的是匈牙利，啊，是是是盟国里边的匈牙利，是吧？所以这个希特勒呢还想挽回局势，那让驻扎在罗马尼亚的军队呢占领布加勒斯特。那但是罗马尼亚守军得到了苏联红军和从意大利飞过来的美国空军的支援，德军进攻未果，还面临着被切断后路的危险，只好落荒而逃。 罗马尼亚军队这个时候表现出了强悍的战斗力，在追击过程当中消灭了大量的德军，光战俘就抓了五万多。希特勒妄想再扶植一个傀儡政权的计划也就彻底破灭了。罗马尼亚成了第一个完全脱离邪恶轴心的国家。德军在这一阶段的战役里损失巨大，光阵亡就有二十五万人，而且呢，在罗马尼亚南面的巴尔干半岛，德军也就没法立足了，只能仓皇逃跑。 苏联红军这边仅仅牺牲一万多人，不光进入了罗马尼亚，还借道南下，联合南斯拉夫游击队解放了首都贝尔格莱德。从此，巴尔干半岛就彻底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英国人再想回来，那就势比登天喽。相比德国和苏联，罗马尼亚人牺牲可一点都不小。这段时间先跟苏联打，再跟德国打，伤亡接近二十万人。好在德军崩溃比较快。 对国内的破坏呢也还比较小，罗马尼亚改头换面了啊，南面的保加利亚就坐不住了。保加利亚呢，咱们之前很少说，它其实呢也是加入了轴心国一边不过这个保加利亚沙皇鲍里斯三世啊，特别狡猾，没有跟德国一起呢向苏联宣战啊，只是向这个德国出口了大量的粮食和原材料。更难能可贵的是呢，鲍里斯三世反对迫害犹太人。 只是在德国的这个逼迫下颁布了一道象征性的反犹法，规定对犹太人的企业要加征税收啊。但是最终没有一个犹太人被驱逐或关入集中营。整个二战在轴心国阵营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保加利亚和芬兰啊。保加利亚的这个沙皇鲍里斯三世对这个希特勒也没有感情，对德国也是三心二意啊。 保加利亚从民族成分上讲属于斯拉夫民族啊，跟这个俄罗斯是非常亲的啊，所以保加利亚呢特别逗。沙皇讲过这样的话，说：“你看我的人民是亲俄的啊，这个资本家呀、什么商人呢，就是所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帮人呢是亲英美的，贵族和军官呢又是亲德的啊。你看保加利亚的军服都跟德国的一样啊，那样子都非常像。” 是吧？说只有我本人是忠于保加利亚的，那所以这个沙皇都是这个态度，你就可想而知啊。保加利亚对于这个希特勒的事业也就三心二意。到了四三年七月，意大利国王逮捕了墨索里尼，对希特勒宣战。鲍里斯三世是意大利国王的女婿，所以这件事对他来说无异于晴空霹雳。然后老丈人都这么干了，他知道决定保加利亚的国运的时候不远了。 果然，啊这一年的八月，希特勒急召鲍里斯到狼穴，要求保加利亚派兵参加对苏作战，那被鲍里斯强硬的拒绝了。经过激烈的争吵，最终鲍里斯三世只勉强答应派兵到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稳定局势。没成想，鲍里斯回国仅仅十天，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了。那这么一来，立刻就是谣言满天飞。呀，有人说呢，他在狼穴被希特勒下了毒。 也有人说他是被保加利亚共产党暗杀的，但是至今呢都没有定论啊。鲍里斯三世的死啊，绝对是一个重大悲剧。保加利亚本来地处巴尔干半岛最北部，被称为巴尔干火药桶的钥匙啊。你说你要是火药桶的钥匙，能不被大家紧盯着吗？啊，所以国内各派系在几大国扶持下山头林立，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一向长袖善舞。 带领保加利亚游走于各大国之间的鲍里斯去世，没人再能够镇得住了。那鲍里斯就跟那个咱中国的民国的阎锡山阎长官说的似的啊，踩着三个鸡蛋跳舞，哪个鸡蛋都不能踩破，这是本事，是吧？他一驾崩，继位的是他六岁的儿子西美昂二世啊。后来这个人呢，在九十年啊，在九十年代初期吧，还是二十一世纪初期，还当过保加利亚总理啊。 他继位六岁，你想想，哇，这个尿尿和泥儿、放屁崩坑是这水平。所以，三位摄政组成委员会辅佐。不过呢，没有几天，保加利亚共产党发动政变，控制了政府，宣布了这个退出轴心国，并且向盟军投降。战后，保加利亚在苏联的扶持下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王国在存续了三十八年之后灭亡了啊！所以这个。 东欧国家呀，基本上都是被苏联这么解放的啊！就是说，这个呃，东欧国家的老百姓自己讲嘛，啊，说一架苏联飞机过来，舱门一打开，啊，下来一个穿着西装的男子，挥了挥礼帽，就解放了他的国家。苏联拉过一个人，哎，这是你们总书记啊！你像那罗马尼亚，一九四三年全国只有四千名共产党员，到四四年就发展到一百万，你想这都什么速度，是吧？就就所以这些国家就全都是这么着就被苏联解放了。 希特勒在南边连失俩盟友，北边很快就弹压不住了。四四年九月，苏联红军集中四个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将近百万大军在波罗的海沿岸发动一系列强大攻势，准备歼灭舍尔纳大将指挥的德国北方集团军群。舍尔纳手下兵力倒是不算少，有七十多万人，但是呢，坦克、飞机比苏军就差远了，只能依靠攻势被动防御。 九月十四号，苏军开始进攻，在主攻方向上有着三比一的兵力优势。经过十几天艰苦战斗，重创舍尔纳的部队。十天之后，爱沙尼亚的海岸线被全部解放。苏联红海军在波罗的海畅行无阻，跟着苏联一个方面军在德军后背后登陆，切断舍尔纳的后路。舍尔纳只好带领着残余二十多个师的部队退到库尔兰半岛死守。 希特勒要求他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因为波罗的海还有德军最后的潜艇基地，这在他心里是能够帮助德国翻盘的秘密武器啊！咱们现在可以看出来啊，希特勒要放今天，绝对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十二纳没辙了，为了防守，放弃了库尔兰半岛的外围阵地，全部撤到半岛的丘陵地带建立防线。 十月十五号，苏军展开进攻。尽管兵力有接近十比一的优势，但是因为地形太复杂，还是没能突破。当然，德军也没有能力反攻，双方就僵持了下来。这个地方啊，说实话也没那么重要，所以苏军直到下一年，也就是一九四五年的二月，才发动了几次进攻，损失不小，依然没能突破。库尔兰半岛德军就一直坚持到了纳粹德国最终投降的日子。 在希特勒最后的岁月里，他们成了他们元首心中一个遥远的希望。德国人拍的那个经典电影《帝国炫乐》里面，那希特勒不就没事就念叨一下啊？说我们的库尔兰集团军群呐，马上就可以发动反攻啦！啊，整天就这么叨逼叨。北方集团军群一被击退，这边的盟友芬兰就不准备再陪着你玩了啊！其实芬兰啊，作为一个小国，一直没啥野心。加入轴心国原因无非两两条，啊一呢，希特勒逼的。 第二呢，跟苏联交恶，苏德战争爆发，芬兰军队跟德军一起，没几天收复了苏芬战争中失去的领土。之后他们压根儿没想占领苏联多少地方，五十万芬兰军队直接就地就转入了防御，任凭希特勒威逼利诱，用各种理由推脱，就是不再陪你往前打。到了现在，形势危急。 是吧？希特勒赶紧授予芬兰总统曼纳海姆元帅银相叶骑士铁十字勋章。那那意思说呢，这个您还得跟我们站一块儿。曼纳海姆哪管这套是吧？你军队都被打跑了，没什么能够威胁我的了，所以马上就开始跟苏联谈判。德黑兰会议的时候呢，由于这个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坚持，芬兰呢没有被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所以斯大林也就就坡下驴，没有为难曼纳海姆啊，说苏军不会进入芬兰。 也不需要你帮忙打德国人，只要咱停火，维持之前的国界，你自行驱逐国内的德军就行了。所以呢，双方很快就签署了协议，芬兰又恢复了中立，退出了战争。曼纳法海姆总统还让军队调转枪口，把磨磨唧唧不愿撤走的德军赶了出去。不过呢，二战结束以后，因为苏联人太恨那个曼纳海姆，所以总统被迫流亡到了瑞士，最终呢病故到了那里，他的灵柩被运回芬兰下葬。 直到今天，他仍然被芬兰人民视为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波罗的海战役，苏联以伤亡二十八万人的代价，歼灭了将近五十万德军，解放了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把战线呢推进到了德国的东普鲁士境内。随着芬兰退出战争，希特勒的小弟们一个接一个离他而去，现在离光杆司令也就不远了。 苏联人当然不会让他闲着，马上就从罗马尼亚向北开始了对匈牙利的进攻。不过之前连续的几大波攻势，不光把希特勒吓坏了，也对西边的英美盟军产生了不小的震动。眼看纳粹德国就要完蛋，再不抓紧时间，这桃子可就要被斯大林摘走了。可是呢？ 之前，莫德尔元帅被调来指挥西线德军，已经基本上稳定了战线。再加上戈培尔不断吹嘘德法边境的齐格菲防线牢不可破，所以盟军这边就琢磨着能不能有什么巧招，让我们以最小的代价尽快深入德国腹地。于是，一向以保守著称的蒙哥马利元帅想出这个大胆的计划，准备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空降行动。 奇袭莱茵河上的几座桥梁，配合装甲部队快速突破，一举突破莱茵河天险。那他这个计划能不能成功？莫德尔又将如何应对呢？咱们下集再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